欢迎收听，常配文学网作品《藏起来》，作者阿软有酒，制作珠穆朗玛工作室，第一百一十三集。第二天，两人早起做三明治和蛋糕，眼见时间充裕，油虫又烤了点蛋挞。林和西一心血来潮，用买回来的模具做了紫菜饭团。 两人在厨房忙碌，一猫一狗就跟在身后好奇张望。林和熙拿起一个饭团，在阿拉斯加面前蹲下，指着饭团开玩笑的朝他道：“这是你，你就是饭团。”阿拉斯加先是困惑歪头，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，又眼睛微微发亮，最后将目光定格在林和熙指着饭团的那根手指上。下一秒，如同接受到什么暗示。 阿拉斯加张大嘴巴，一口咬掉林和熙拿在手上的饭团，后者始料未及般愣住，而后哭笑不得的叹了口气。他们将饭团和寿司留在家里，带上所有东西出门，先绕道去接方清明，然后再前往海坝。周轩和夏成峰那边则是负责烧上羊卷。深秋的周末，观景海坝上依旧没有多少人。 只稀稀落落停了几辆车，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都不算是城市中的热门景点。比起在海坝上远远观海，来到这座城市里的人都会更加喜欢赤脚走在海边沙滩上。几十米以外的地方，也有年轻的姐妹团开车来看海和野餐，好在他们并不认识方清明。 其他人也带来了野餐布，他们把三块野餐布拼接铺在大树下的树荫里。海风卷着阳光从野餐布的一角滚过，林和熙压着布角坐下来，抬起眼眸，恰好能够望见远处如碎金般闪耀、波澜壮阔的大海。许久不见的杨卷拎着装零食的袋子从车里下来，依旧如三四年前那般。 一头短短的卷发，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，面容清秀，看起来有些不谙世事。他不由得心生感慨：自己认识的这些人中，毕业后多多少少都有些变化，唯独留在象牙塔里的杨卷还和从前一样。不过认真说起来，倒也不算是毫无改变。至少林和熙笑着叫他“卷卷”的时候，杨卷。 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脸红了。他们坐在野餐布上吃东西聊往事，唯独方清明和夏成峰不怎么说话。杨卷带了全英文的外国文学小说来看，林和熙和油虫给他们倒红酒，六人悠悠闲闲的碰杯。中午温度升到最高，就连吹在脸上的海风也变得微微发烫。 牛虫脱下外套丢在身侧，拿过杨卷带来的英文书翻看。杨卷和周轩一起清理餐布上剩下来的食物酒水。方清明要过去帮忙，林和熙拦下他：“哎，从这里往下走，下面还有离海更近的观景点。”他弯了弯唇角：“从那里看海会更漂亮。”他顿了顿。 拿起摆在餐布上小巧的遮阳伞，起身撑开遮在头顶，独自从旁边的楼梯走了下去。几秒时间以后，夏乘风也站起来，悄无声息地跟了过去。杨卷和周轩去几十米以外的地方丢垃圾，返回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插曲。周轩不小心踩在陌生女孩的裙摆边缘，与对方起了点争执。 两人往林和西和尤虫在的位置走，对话声一路从风里传过来。他不就是一条普通的布裙子吗？周轩语气微有不快。脸看着像二十几岁，还喜欢扮高中生，穿粉色的草莓兔子裙，明摆着就是的裙摆铺得太宽，他反咬我一口，说我走路不看路。杨卷小声解释，不是裙摆太宽，是裙摆里有裙撑。没有听清他的话，周轩又哼一声。 我看他那裙子也不过才几百块钱，好像当做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，还口口声声说我赔不起。杨卷的声音稍稍大了点。 <coughs> 那裙子原价一万，现在已经炒到三万了。周轩不以为然，三万也不过是个小数目，我难道还赔不起？杨卷温温顺顺的道：“那裙子现在已经绝版了。”周轩骤然顿住，面露不满。 不是，你怎么总跟我唱反调啊？哎，等等，他又狐疑的打量起面前的人来。那条裙子多少钱？还能不能买到？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？杨卷愣住，目光紧张的错开视线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林和熙支起耳朵听他们的对话，面上挂着散漫悠闲的笑意。牛虫放下手里的英文书。 提醒他道：“车里有音乐光碟。”林和熙闻言，从餐布上爬起来，去身后空地油虫的车里找音乐光碟。片刻之后，他抱着一堆光碟从车里钻出来，笑着问油虫：“要听哪张？”并未抬眼细看。油虫道：“空白的那张。”林和熙诧异，扬眉，凭借记忆从那些光碟里找出空白的那张，然后送入车内的读碟机里。 熟悉而沉缓的前奏响了起来。林和熙怔了一秒，他回到树荫下的餐布边，对上尤崇眼里的笑意，也慢慢笑了起来。方清明和夏成风还没有回来，周轩和杨卷去四处闲逛。林和熙在尤崇身侧坐下来，仰面躺倒在柔软的餐布里，上方视野内葱绿的枝叶密集交错。 隐约可以窥见下溪外淡云浮动的湛蓝天空。他惬意地窥探一声，伸手也将油虫拉过来躺下。海风从额头和鼻尖温柔拂过，留下风里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歌手低沉阴哑的唱腔。林和熙转过脸来，目光在油虫近在咫尺的脸上落定片刻，缓缓朝他靠近。 嘴唇撞上对方唇角的那一刻，尤虫侧过脸来稳住他的同时，将翻开的英文小说覆盖在他们脸上。这一天，没有月光，也没有海浪声，但有阳光，也有微风。嗓音低哑的男歌手依旧在唱。他们躲在翻开的书下接吻。 油虫掌心内的温度依旧很高，纹理依旧带着淡淡的海风味和酒味除此以外，还有甜甜的奶油味歌词里的人相爱，最后又分开。林和熙和油虫相爱，不会再分开。